课文三，在运动场。听说你有女朋友了，我认识她吗？就是我们班那个长着两个大眼睛、非常爱笑的女孩儿。她不是有男朋友吗？那个已经是她的前男友了。班长。 叫。